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三百零三集。今日有人在婚礼上闹事惹怒了林青霄，众人才得以窥到冰山一角。仅是简单的释放威压，就已经让人惊得说不出话来。 林清霄的修为还是上限但是他释放的气息中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感，仿佛由于见了深海霸主，那是力量顶端才会有的压迫感。短短四百年，林清霄的记忆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吗？林清霄已经走到殿门前，他随意拂袖说：“本尊赏罚分明，用人不拘一格。” 但是眼里也容不得沙子，别想着用先帝来压本尊。要不是看在先帝的面子上，以你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，昆山已足够被诛灭好几回了。亲卫恭敬地为林青霄拉开殿门，林青霄停在殿门前，光照在他的侧脸上，越发显得他骨相俊秀。林青霄没用多大声音，可是每一个字。 都浸满了寒意，敢勾结外族者，敢损害天界者，敢不敬天后者，亦如此人，杀无赦。林清霄说完那些话后，先已走出大殿。殿外，叶宠玉带着人辛辛苦苦逃出宫殿，然后发现婚礼殿堂外已经被天兵天将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他们中埋伏了。 林青霄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的行动。叶崇玉听到后面的声音，冷着脸回头。林青霄站在台阶上，看着叶崇玉时平静从容，像在看故人，也像在看蝼蚁。那样的眼神，那样的气势，叶崇玉立马就认出来，是他。 那个心术深沉、不择手段、粉碎叶崇玉的尊严、带给叶崇玉无尽牢狱折磨的林青霄，果然，林青霄也觉醒记忆了。叶崇玉想到这里，甚至并不觉得意外。对呀，林青霄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说不定融合记忆这一切，就是林青霄弄出来的。他们竟然妄想趁林青霄年轻时一举杀了他，殊不知正是自投罗网。 叶崇玉悲愤难当，殊死搏斗。他知道今日自己多半走不出天宫，既然如此，他不如豁出去找林青霄拼命。然而叶崇玉拼尽所有力气，连林青霄身边的护卫圈都进不了。天兵天将将叶崇玉层层围住，叶崇玉如同一只困兽般在里面左右冲击，始终无法脱离半步。邹继白走到林青霄身边，抱拳说：“陛下。” 这几人该如何处置？魔族混入三清天闹事，被诛杀是活该。但是这里面还有叶重玉和红莲妖王，他们多少得考虑外交上的立场。林青霄不甚在意，他抬头望向天空，洛寒和魔神已经离开了很久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林青霄望着天边，淡淡的说：“杀了吧，弱国无外交。” 很快，魔界和妖界就没有资格和天界提公平了。一阵神力波动忽然从远处传来，随后怨气飞速扩散，被沾染到的仙草迅速枯死。林青晓脸色变化，心知前方战场有变，当即往洛寒的方向赶去。林青晓走时，叶宠玉拼尽全力朝林青晓的方向扑去。 一股黑红色的光如龙卷风一般呼啸而来，里面隐隐还缠绕着龙形。靠近林清霄时，光芒猛地炸裂，周围的士兵被气浪冲飞。邹继白修为高，使出一个千斤坠稳住身形。等站好后，邹继白看到前方的景象，脸色骤变：“不好，他引爆龙丹了！”还不等邹继白等人做些什么。 一道更强势的冰蓝色光芒从后方传来，很快就压过了暗光。林青霄单手挡住叶崇玉，叶崇玉不甘心，注入自己全部能量。叶崇玉不求活命，只求和林青霄同归于尽。这么近的距离，引爆龙丹的冲击力非常大。林青霄隔着光幕和后面的叶崇玉对视。 叶崇玉满身魔气，发髻俱散，头发乱舞，手上、脸上都缠绕着黑红色的纹路，毫无美感可言。他魔气森森，眼神阴鸷，浑身上下带着穷途末路的疯狂，放在六界任何一界的审美里，都很难说好看。而林清宵却穿着清贵庄重的天地服饰，站在自己的婚礼现场，四周围满了忠心耿耿的亲卫。 此情此景，实在很难让人相信，这两人是兄弟，并且林青霄才是不受重用、不被期待的那一个。叶崇玉曾经霸占了林青霄的龙丹那么久，如今他自爆龙丹也算是报应。林青霄很快从回忆中回神，不再耽误，手中灵光大盛，一道冰蓝色的龙从他掌中飞出，高声呼啸。 朝叶崇玉疾驰而去。随着冰龙逼近，龙形缓缓化成一柄利剑，带着一往无前、毁天灭地的杀意。叶崇玉的护罩只是阻挡了片刻，就被利剑击碎。叶崇玉仓皇后退，而剑气的光芒远远比他的动作更快。只是一错眼，叶崇玉就看到剑气没入自己的胸膛，穿心而过。又过了一会儿。 叶崇玉才感到痛意，冰层快速从心脏里面蔓延，很快，叶崇玉的身体上就覆满了冰霜，他浑身僵硬，像块沉重的石头般，轰隆一声坠地。叶崇玉倒在地上，至死都是不甘。然而杀了他的人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，漠然道：“带走吧。”甚至林青霄根本没有看第二眼。 就大步走远，仿佛刚才的事情于林青霄而言，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。魔神碎片欲逃，洛寒紧追不舍。魔神碎片最后被逼急了，阴恻恻地说：“本座以恶念为食，死而有欲，生生不息。本座奉劝你识趣些，莫要得罪本座，若不然。” 本座绝不会让你日后好过。洛寒不为所动。魔神，你几次三番对我不利，早就到了该还账的时候。盘古、女娲都会消亡，何况是你？洛寒压根儿不和魔神碎片废话，他直接拿出化厄瓶，手中打出法印，轻喝一声：“去！”化厄瓶缓缓浮起，瓶口正对着魔神碎片。 化厄瓶发出淡淡的金光，一阵噬灭之气铺陈开来。化厄瓶七日内可以融化任何事物，包括神灵。然而这次，魔神浮在半空，似笑非笑，似乎并没有多少害怕。洛寒总觉得魔神的表情不对劲儿，很快他就明白为什么了：化厄瓶无法吸收魔神碎片。 在初原仙魔大战的时候，洛寒曾用化厄瓶吸收邪化的魔神魂魄。女娲为了防止化厄瓶被滥用，曾设下种种限制，不得重复使用就是其中之一。禁魂和现在的魔神碎片同出本源，身上的气息是一致的。化厄瓶认出来魔神的气息，无法再吞噬黑雾了。魔神碎片哈哈大笑，他得到了另一个时空的记忆。 早就得知此事，化恶平无法吸收它，那就是说，天底下再无东西能伤害到他。魔神碎片喜不自胜，仰天长笑。他笑完后，看戏般看着洛寒，声音极其张扬：“ <laughs> 本座说过，你杀不了我的。你们为了杀本座，可真是下了血本。” 竟然舍得用逆灵来迷惑本座，可惜你们还是太弱了。本座是创世神灵，以恶为食，只要天地下的贪婪、仇恨、恶念没有断绝，本座就永远不会消失。对了，忘了提醒你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份儿，还是你心爱的人提供的。 你们尽管提升修为，扩大天界版图，反正本座就寄生在他的心魔之中，不死不灭，不老不亡。等本座恢复实力的那一天，他的一切就全都是本座的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